เช้า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หนึ่งครั้งนะขอความสวัสดีกับ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ทั้งหลาย今天是一天 อนเสือแต่ว่าก็ยังลุกขึ้นมา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ในท่ามกลาง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ก็น่าสรรเสริญน่าโมทนาความตั้งใจของโยม 觉得他คนแก่ล้มเหตถ้าเป็นคนไทยอันตรายมากแต่นี้ล้มแล้วก็ยังลุกขึ้นมาเดินป๊อกหน้าหน้าแล้วเสียจับ说，在泰国也曾经有老人家

ว่าอยากไปคุยกับไอ้หนุ่มตัวเล็ก แต่ว่าไม่เห็นหน้ามาก็ไม่ถึงก็คือไร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รา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ี่ร่วมกันวั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วันที่หก อาตมาคิดว่าอาตมาเป็นคนที่คิดมาก แต่พอมาเจอท่าน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รู้มว่าโอ้โห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ี้เสียงมันคิดว่าทำเองคิดมากแต่ว่าสู้ท่านทั้งหลาย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啊，放下过去所有的对与错啊。 每天早上清晨起来啊，重来重来啊，每天只做好的，远离贪嗔痴啊，那么我们就会像家人一样，甚至讲到全世界的人就会像一个人一样，因为他们都能觉知当下。 เข้ามาครอบงำเราี่จ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ตัวของตัวเราเองหาหาวิธีการที่จะขจัดกับภาวะกับอารมณ์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ต่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หาไม่เจอ本来今天早上想跟我们的小朋友 在修的时候，念头也很多，但是发现比不上我们在座的各位。但是各位念头好像更多。มาเจอมาเจอคนหนุ่มร้อยคนนี้แล้โอ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ี่มันจริ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ดีมากมากคิดมากๆคิดดีมากๆแต่ว่าไม่รู้ว่าจะเอ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ั้นมาใช้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กับตนเองอย่างไรนะ？我们这位小菩萨。 念头非常的多，啊，念头越多越好，但是你要能看见，看见了就好，看不见就麻烦了。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พลังแสงอาทิตย์ที่กระจายกระจายเรา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ที่จะจัดการเอามารวมให้เป็นพลังงานที่ใช้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ได้就像这个呃太阳的这个阳光。 啊，它照射到啊各个角落啊，如果你能把它啊的光、它的能量聚集到一起，最后啊就啊能啊变成太阳能，能派上很多用场。那我们要学会啊，把这个每一个角落的光啊把它聚集在一起，变成我们个人的一种能量。 ยิ่ง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เรายิ่ง 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ละเอียดลึกลับมากจนตามไม่ทันว่าอันนั้นคืออะไรบ้าง越是在慢慢修行的人呢，他这个念头啊越多越细啊，甚至于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啊那么多那么细微的念头。 ราะฉะนั้นกิริยา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ผู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บางทีก็ออกไปทางในแนว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กวีเจ้าบทเจ้ากรบางบางคนก็ออกไปในรูปแบบของกิตกร ในการเขียนภาพปริศนาทำอะไรต่าง ๆ ให้เราได้ สื่อ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ให้เราให้เราเข้าใจกับภาพภาวะของนั้น在加上啊，原本 仅有的，非常非常的执着啊，就是说执着是好事啊，看你执着什么。如果你执着对，执着错，那就麻烦；如果你执着在修行上啊，静静用功啊，那就是好事啊。但是啊，不管做什么，都不要走极端，落两边。 จิตกรก็พยายามที่จะอธิบาย ภาพที่ตนเองคิดขึ้น เพื่อจะสื่อ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คนได้เข้าใจ แล้วก็ดึ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ของคนนั้นเข้าไปสู่สภาพ ภาวะที่ตนเอง กรอบที่ตนเอง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越修越修觉性啊，越细啊，越清净，看到的东西就越多。 这时候有一些啊，就这个词有点像那些美术家、画家，啊，画家是非常细的啊，他们把他们心里的啊，不管是图画还是心里的画面、情绪啊，加上种种东西，他要表达的一些东西，表达在他的。 修行人也是一样，他也要有一个表达的方式。บางบางคนก็ตกอยู่ในภาวะ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มตตา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์อนุเคราะห์เทวดาทั้งหลาย，เพื่อต้องการที่อยากจะช่วยเหลสัตว์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ให้พ้นออก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ไป。有一些修行人呢，啊，非常的慈悲。 表现出来的是可能会救助一些动物啊，啊，救助一些可怜的众生啊。阿弥陀佛，这 power of 阿弥陀佛，嗯，这也是一种现象。我们的心啊，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想要有一种表达啊，这也是一种现象。 ม่แตกต่างกับก่อนเข้าพุทธกาลหรือหลังและกับหลังพุทธกาลมันนี้ก็ยังอยู่ในภาวะของนั้นมากกันเหลือเกิน像这种啊，类似于这种现象，在修行人的队伍里非常的多。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ั้นเเป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ป็นหลุมขอ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ดักที่ขุดดักรอ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เอาไว้ 这些事做的是好事吗？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，或者说，这一种心的状态和这种现象，啊，是因为我们的心还在执着一些东西，还在攀援一些东西。 มันเลยกับกลายว่า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น่าเศร้า น่าเห็นใจว่า คนผู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ตกอยู่ในส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ั้น มากมายเหลือเกินปฏิบัติ所以说还在迷迷失的迷还在迷一些东西จะหาคนจะหาคนฉุดออกจากภาวะ ออกจากตรงนั้นรู้สึกมันหายากจริงๆ 如果能找到一个让他醒过来的人，还真不容易。它像能量，我们有，但是我们用的能量不够，没有扩散开。就是说，就像刚才讲的这个阳光，会放射到各个的角落。 ไม่มีพลังที่จะต่อรองกับสิ่งนั้น 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องค์เอง ก็ผ่านมาอย่างโชคชน这个每一个角落的啊，这个能量还不够。那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ั้นเราลองมาท

他不会自己告诉别人他是阿罗汉的，为什么？วิธีการที่วิธีการ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ได้นำมาใช้ 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อย่างชัดเจนกับ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ี้ ก็เลย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ท่านก็เลยนำสู่นำ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นำสื่อภาษาถึง 刚才讲的这个部分，也是龙伯田老师他在世的时候讲的非常多的啊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东西。真真的，他话，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ในร่างกายเขาแบบนี้。 เรามีอยู่เป็นปกติมาตั้งแต่วันเกิด แต่เราไม่เคย ไม่เคยใส่ใจรู้กับ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在你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学习？你的学ม跑到哪里去啊？พอพอ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มาแนะนำให้กลับมามองกลับมาสักที่นิจพิจารณากลับมา รู้สึก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ตนเองตรงนี้ มันกลับมีการ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ในภาวะตรงที่เราเคยตกหลุมภวังตกหลุมของสมาธิตกหลุมในฌานสมาบัติต่างๆนี่ต่างๆมันเห็นชัดเจนว่า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ั้นไม่ใช่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นุษย์เราควรที่จะไปยึดติดในตรงนั้น尤其是在我们的禅期上，啊，禅期一般的禅期是 从头到尾啊，不允许讲一句话啊。但是我们的学员很好，啊，真的是悟性很好啊，大家都很有智慧啊，一般在前几天就已经悟到很多东西，所以很想表达啊。所以每一个宿舍里每天都开小会又开大。 อาตมา ดูถูก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ั้น โดยที่ไม่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ลงเองได้ยังไง ไม่รู้ไปซ้ำไปว่าตัวเองทำอะไร ตั้งแต่อายุตั้งแปดเก้าขวบตกอยู่ในภวังตรงนั้น หาวิธีการออกหาวิธีการแก้ไข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ตัวเองหาวิธีแทบไม่มีจนกระทั่งว่า เกือบจะสิ้นสุดของ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แล้ว昨天村长还听说，在洗手间里也能开会，也能轻松分享。แต่พอมาเจอมาเจอรูปแบบการทำสมาธิแบบ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ตัวนี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รงเหวี่ยง 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รงเหว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พลังส่ว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ไม่เคยออกมาใช้ 个人的经历，从八九岁开始，就啊，尊者用的词是爱上了，生活他喜欢，肯定，只是啊，父亲啊，尊者的父亲啊，在啊佛像前边啊诵经，他呢躺在后边啊，很远的一个地方。 滚来滚去在那玩，八九岁的时候，然后由于父亲诵经时间比较长，这个轻的八九岁的孩子竟然就进入到了一种啊神乎其神的状态。从那时候，尊者发现啊三口气不超过三五口气就可以入定。听。 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มาจัดการระเบียบใน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ให้เป็นระบบขึ้นมาบ้าง แม้แต่ของ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ร่างกาย มาจัดการระบบตรงนี้ หรือแม้แต่สภาพภาวะอารมณ์ท่าจิตใจ อาศัยสื่อภาษา อาศัยสื่อ รูป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ตรงนี้ เข้าไปจัดการตรงนั้น มันกลับมีประสิทธิภาพมากเหลือเกิน 然后接下来啊，一年又一年的啊，这个啊所谓定啊，没有手没有脚啊，有时能上天能下海啊，所以啊，觉得自己很不起。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！年纪越来越大啊，见谁跟谁讲，见谁跟谁说。但是为什么会找到蒙古殊尊者呢？因为这十几年过程中，一样会生气，还会生气。嗯，生气以后就一个人。 我的房间里去入定，啊，第散了，把门打开出来，看见人生气的人，又生气了。啊，嗯，他说也会像我们一样做的是打，也会打嗝气的打嗝。发现十几年、将近二十年的啊这个禅定，怎么还会生气？ มันมันให้มัน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จากการทำสิ่งนี้เพียง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ยกมือ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พยายามที่จะปลูกฝังในสิ่งนี้ให้ให้มนุษย์เราหันกลับมาม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สิบ้างการรู้ว่า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กายแม้ แต่ใจที่มันนึกคิดที่เราคิดว่าเราไปนั่งทำ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รานั่ง บอกว่าสงบดีสงบไม่พูดไปจา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มารบกวนเราแต่ภาวะทางด้านอารมณ์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ทุกขุนคิด

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过程中，啊，发现越来越长时间长，越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自己觉得的那么神圣。这时候啊，就因缘和合遇到了龙婆田尊者。

你什么也不懂。ภาษา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สื่อสิ่ง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สื่อเป็นภาษาที่ง่ายๆเหมือ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นี่ย ท่านใช้ท่านใช้ภาษาในสื่อ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ว่าเหมือนแมวเหมือนแมวกับหนูเนี่ยเมื่อก่อนเนี่ยหนูตัวโตๆมากเหลือเกินมีพลังมากเหลือเกิน 猫个累，但是观察差异的猫，没เคย躲，没一样ขนาด没被躲 c o m 讲猫然后啊，我不陀尊者啊，有说啊，除了说你什么都不懂以外，有说，你看见，你掉到念头里了吗？ 所以说，这一刻，整个人啊，好像脱胎换骨一样，眼泪在心里流。啊，这一刻，所以啊，从那一刻开始，老老实实啊，我也尊着怎么教就怎么做。啊，那么一直到现在，三十年。喂。 เหมือนพวกเรากำลังทำในขณะนี้บางบางทีถู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ล่นงานบางท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ของเราตื่นตัวขึ้นมาอ่ะมันผัดกันรู้ผัดกันรับบางทีสติสัมปชัญญะเราชัดเจน บางท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มาครอบงำมันเกิดจนไม่รู้อะไรก่อไม่อะไรที่ลงทุนหนักไปยมด不要被啊，大家不要被自己的妄念、自己的习气

เมื่อก่อนละหมาดกระโดดจับมันปั๊บ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แต่พอใน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ฝึกให้แมวมีความเข้มแข็งมีความมีพลังมากคอยจับนวมาจับปั๊บทันทีนี่ทันทีมันไม่ยิ่ง尊者说：“就好像啊，老菩提尊者告诉我们的啊，就像一只猫， 老鼠啊，把我们的啊知道的那点心比喻成猫啊。如果你这只猫又瘦又弱啊，一只瘦弱的小猫，刚巧遇到一只又胖又胖又大的老鼠啊，就是你的妄念，你的习气。你想想瘦弱的小猫。 能够捕捉到这只又胖又大的老鼠吗？那么出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？老鼠愉快的在前面跑，小猫拼命的在后边一圈一圈的追，啊，追来追去累得不得了，大老鼠还是跑掉了，小猫累得在那边气喘吁吁。没没在没没也没玩 刚才讲的这个小猫和大老鼠的状况，就是初学者的状况，很累，很辛苦。这个时候，就是说，大家要保持正知正见，要坚信。 这个时候啊，有的人过不了这一关，因为他这只小老鼠在后面跑的累的不得了啊。那么稍稍有一点点不好的因缘，他就会啊停止休息。所以尊者说，这个时候大家啊要能看清自己啊，要给自己信心，好好的努力。 ความการฝึกของเราฝึกบ่อยๆจะ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ชำนาญไม่รู้ที่อยู่ในภาวะตรงไหนตรงไหนมั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ตรงนี้มันติดมันแน่แน่กับ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าง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ไม่ห่างไกลไปไหน我们每天都跟大家讲啊，你的念头非常的多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这是正常的。你不要在念头上下功夫，不要在老鼠上下功夫。 你要在喂养这只瘦弱的小猫上好好下功夫，所以我们我们给它叫做养猫养猫啊，大家每天要做的事情是养猫，而不是去拼命的打老鼠。一般的修行人没搞清楚啊，从开始修修到一口气上不来离开这个世界上，都是在打老鼠。 กระทั่งว่าแม้แต่ความฝันฝันฝันกำลังฝันฝันนี่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มันปริมันสามารถไม่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ฝันกลางคัน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ง่ายดายก็คือ告诉了我们我们一个啊，作者用的词就像天机一样啊，那就是念头越多越好。 所以，理解这个意思的人呢，也修行会很快，会进步很快。那不理解这个意思的人，就每天在赶老鼠啊。他没有在养猫，他不停的赶老鼠啊。同样，如果你这个猫一天一天的把它养大，这个老鼠啊，那么就很容易的可以抓得到它。对某些人啊来讲啊。 老鼠没有任何意义，这猫只要出来一站，老鼠就吓跑。好来，好，光当夜是闪，当日它就知，它就那种样拉杂的样。在那日当日，我们还样子在知，就感那感觉，我们知，就知，就知。 ม้แต่ความฝันในฝันข้งในเวลากลางคืนพอมันฝันปุ๊บเราก็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สติสัมปชัญญะพวกนี้มันไปแทรกแตกกลางทันทีไม่แตกต่างน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ฝึก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ัน那就会出现这样啊，有些师兄呢，可能是在发脾气之后啊，可能已经这句话已经说出去了啊，结束的时候发现哎。 自己发脾气了，那么在接下来呢，就是啊，这句骂人的话可能骂了一半，就知道了，这个嘴就闭上了。那再接下来呢，可能只吐出来一个字，然后这个嘴又闭上了。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这句话只是在心里骂了一遍，就停下来了。那再接下来呢，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念头在心里出现，想要去。 啊埋怨他、责骂他，就停下来了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不告诉大家。เพราะ怕รอำนาจแห่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ตรงนี้สติสัมปชัญญะตรงนี้มันมีพลังมีอำนาจเลยเกิด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ั้นเราใช้พลังส่วนนั้นออกมาใช้ให้เป็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กับเรามากที่สุดอย่าไปใช้แต่พลังแห่งความคิดคิดฟุ้งซ่านคิดมากๆกับ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คน เป็นโรคจิตทุกประสาทไป 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ใช้พลังส่วนนี้เอามาใช้ให้เป็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มากมากขึ้ขึ้นมันกลับเป็นพลังงานที่เราใช้อย่างมีประสิทธิภาพ สามารถควบคุมกับภาวะ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กิดขึ้น所以我们啊，就觉得强调哈，我们不管是在这儿用功，还是回到家里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只只有一件事情，做什么？只养猫啊，只养 猫啊，你不用去研究老鼠啊。所以说，有的人呢就拼命的研究老鼠，它长多大、多胖、什么颜色，黑的还是灰的啊？这只比较深一点，那只比较浅一点啊？这只比较胖一点，那只比较肥一点啊？不要去研究老鼠，你研究不明白。因为作者说，你可以看一看这世界上，老鼠比猫多得多。 มันแค่มันแค่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อัศจรรย์ว่าสิ่งนี้มันมีอยู่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ไม่เคยเอามาใช้ พอเรามาฝึกพอเรามาทำจัดการกันให้เป็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ให้เป็นรูป ในการที่จะจัดการกับปัญหาต่างๆสิ่งต่างๆ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ั้งปวงเรากลับกลายว่ามันวางอารมณ์ ไม่ใช่เอ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าฟุ้งซ่านหลอกหลอนตนเองทำให้ตนเองนอนไม่หลับเครียดซึมเศร้า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ก็เสริมนั้น一直在埋怨 老鼠责怪老鼠，村长说：“老鼠活着，它的好好的呢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应该跟你的猫在一起，你管好你的猫，你跟你的猫在一起。啊，老鼠爱干什么那是老鼠的事情。” เป็นอยู่ลักษณะนั้นเมื่อกลับกลาย้วเออ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ที่เคยจม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ั้น มันกลับมีการ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ในร่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นี้เราไม่เคยใช้ให้เป็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ให้ให้มันสมดุลกันเลยมีตา 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อาไปได้เห็นใ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ชอบใจ มีหูก็ไปฟังเสียง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ชอบใจ ทั้งทั้งที่หูก็มีสองข้าง ตา ก็มีสองข้าง 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สร้างมาให้มองทัศสิทุกสิ่งทั้งดีทั้งไม่ดี แต่ว่า 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ชอบใจเราบอกว่า อยากมองอยากดมอยากดูอยากเห็น 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ชอบใจเราก็พยายามที่จะปฏิเสธตัวเองตลอดเวลา那我们应该是这样的，啊、而不是啊，老鼠探头啊，你就跟着左探右探。 你应该是啊自在的坐在那儿，或者很多猫咪都会躺在那儿睡觉，就躺在那儿好像是在睡觉，但是这个老鼠在旁边探头又探头，你清楚明白，但是你能够做到不执着，不理它。我我现在两万手稳的，hello。 เราลองมาวางใจตรงใจ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ให้ลันลองดู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ตสิ่งต่างๆที่กลับมาเนี่ย ถ้าเราฝึกขัดแล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ลงไปจริงๆภาวะผล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ตัวเราไหมอาตมาเชื่อมั่นว่า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มันมีในตัวคนทุกคน 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จัดการสิ่งนั้นให้เป็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์ 还是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啊，安福禅的老师啊，他们都会向大家保证啊，大家如果看书，书上有写，都会向大家保证。你如果每天只养猫，好好的养你这个猫的话啊，给自己信心啊，轻松的，好好的啊，去觉知当下的话。 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会发现，你用的功夫能派上很大很大的用场。今天我们是没没有没那个地方，没那个机会。刚刚开始，那在今天，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们今天在今天，我 ไม่ปล่อยให้อดีตมันมาครอบงำ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เศร้าใจใน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ั้น ไม่ทำให้อนาคตไม่เอาอนาคตมาฝันเจิดจ้าใ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ฝันแต่ไกลเกินไปเกินไปเรารวมพลังของอดีตอนาคตมาเป็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และใช้จ่ายอย่างมีประสิทธิภาพพลังงานส่วนนี้每个人都能做到。 每个人都能不苦啊，每个人啊都应该让这一生啊过得很有意义啊。意义不是在贪嗔痴中度过，意义是在有意义是在知道自己中度过啊，清楚明白啊，让这一生别白来。 จะปล่อยจะปล่อยพลังส่วนนี้สุดปักต้องใช้พลังสัวนี้ให้เป็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ให้มากที่สุดหมายถึงว่าเรามีสิ่งที่ดี 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แบบใช้สิ่งที่ดีไม่เป็น啊，所以说像我们讲的东西，不管啊你是修哪一个法门，我们今天和啊这个禅师讲的东西 你如果听不懂、做不到，你肯定啊还会有苦，你肯定啊不会成就啊，因为我们讲的是啊最最精髓的东西。学学开定，达开定，不是学浅知，靠学浅知，知得，但定力差，但定力差。 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听的时候听得很明白，很欢喜，但是他很懒，但是他这个习气啊在牵着他，他很懒，他不用功啊，他不用功道理他明白了，他还是。 做不到就去外面讲，动作禅呢还是不行啊啊，就 <laughs> 去外面讲。那作者说，我教大家啊，好好的打好这个根基啊，好好的去用功。书上的《摩天尊水》讲了，又讲要多做手部动作，多精细啊。所以呢，作者说给大家信心，每个人都给自己信心。 那么多那么多啊，学习斗牛拳的人啊，他们都借用斗牛拳改变了他的生命。最准确的词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啊。你为什么做不到？你也能做到。那你那你那你你，ีไม่มีวิกิการไม่มีร ที่ฝึกมาฝึกหัดปฏิบัติมาเนี่ยยังไม่เห็นรูปแบบวิธีการง่ายและวิธีการที่ชัดเจ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การยกมือ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การยกมือ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สอนให้เป็นสอน สอนให้รู้นี่สอนให้รู้ง่ายๆยกเข้าเอามือออกยกไปลงมาแต่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สิ่งปรากฏ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ี่ควบคุมภาวะอารมณ์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ภายใ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ตรงนี้ให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ด้วยความสงบ 不粗散，不粗散。嗯，啊，不管啊，这个用功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啊，出现的所有的啊，是境界呀，还是一些啊，我们起，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，都不要理它，啊，都不要理它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养这只猫，好知道，知道活在当下。 อาศัยความละเอียดของอารมณ์อาศัยความละเอียดของสติสัมปชัญญะในการมองอารมณ์ละเอียดลงไปไอ้หยาบหยาบเามองเห็นได้ง่ายแต่ละเอียดมันต้องใช้ความละเอียดพอ ในการที่จะเข้าไปดูเข้าไปจัดการ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ั้นจะเอาความหยาบไปจัดการความละเอียดก็ไม่ได้ 几乎没有怎么小贪过，为什么不需要小贪？为什么？因为看到了自己功夫还不够，还会生气，还会贪，有的时候还会愚痴啊，还会对一些啊名利财色，还有那一些细微的欲望，还有不断的看见自己，看见自己，知道自己有问题还在。 就是因为啊，这决绝力还是不够强，这个猫还是不够强大强壮，所以不需要早餐，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继续加油。 เบาแบบลอยๆไม่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ะไรเลยมันร้อน มันเบามันโู่มันโล่มันโปร่งมันเบา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ผิวอยู่ในภาวะอารมณ์นั้นคิดว่าตนเองนั้น เข้าใจคิดว่าตนเองนั้นบรรลุทำแต่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เพียงอารมณ์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ให้เราได้สัมผัสรับรู้กับมันว่า ภาวะแห่งความเบาภาว嗯，就是想到尤其是在我们回家以后，啊，有些人很用功，因为你用功就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境界来考你，啊，甚至说啊，在东中禅的队伍里常常出现的最平常的一件事情。 就是有些人一般做手部动作，觉得自己整个人飘起来了，离地一尺两尺，惊行在地上，觉得自己也飘起来了，啊，离地一个距离可以进行很久，啊，那尊者说啊，往往在这些东西发生以后，这个人。 一般都会认为自己不一般了，啊，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自己啊是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了，意思就是见法了。啊，所者告诉大家，你还得飘，肯定不是真的，下来才是真的。好好吃饭睡觉，这是真的。 เดินจงกรมขนาดว่าเหมือนเท้านี่มันไม่ติดพื้นมันลอยมันตะกุยนุ่มล่องลอยโอ้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ั้นเคยเกิดอาตมาเคย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โอ้โหสุดเลือเกิดจนกระทั่งว่าทำยังไงที่จัดถึงจัดการนี้ไว้อยู่ในกับเรานานๆ就是说，嗯，不管是他还是我们旁边的我们的二维真实 对这个都有很深的体验，而且当年也都觉得自己好棒啊，甚至于想去啊，宣说讲法啊，告诉所有的人怎么样能飘起来啊。那，哈喽哈喽，在台北在台湾，我们我们不晓得路版呢，变我们的事情了。 ตรงกันข้ามก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เห็นมาก่อน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เบื่อ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พยายามที่ค้นหาตามหาไอ้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ันเบาที่มันสบายมันยิ่งค้นมันยิ่งทุกข์หนักเลย当病散了以后，回到啊，我当中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啊，人家给我们一个境界，还会生气。 提升心，啊，所以这时候不需要小三，清楚的知道自己功夫怎么样，啊，还差好远缘嘛。那那可以好啊，对啊，所以，一，打哈龙，那，对，我们一没有打哈龙十多个钟头，他打没有打哈龙十多个钟头啊。 如果这个时候啊，清楚的看见自己，哎，为什么我又会飘，又会上山，上天，又会下海呢？怎么我还会生气呢？啊，马上就醒过来。 但是作者说，不要等到境界出来的时候啊，才看见自己。那么应该知道自己已经住在飘里面，自己已经住在自己自以为是的念头里面。 โอหทำเวลาทำเวลาเก็เวลาคืนเขาไม่อยากหลับอยากนอนอยากไปเพียนพอยาอยากไปเพียน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นเขาตัวเองอยู่ลักษณะนั้นจนกระทั่งเราไม่หลับไม่นอนมันมีพลังเลือเกินแต่ว่าใช้พลังในส่วนนั้นไปอีกแบบ飘的还好，嗯，还有一些境界是啊，自己放光啊，一边做什么动作，全身放光，本来是黑夜。 用功的你啊，把整个寮房照的光芒四射啊！不知道有些修行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那除了放光的，还有晚上正在用功，突然发现佛陀站在前面，伸出他的手来啊，非常正常，也非常。 多出现刚才讲的这三种状况，哦对，就是讲，不光佛陀，有的人还啊看到这个佛、那个佛、菩萨什么的，全部都站在前面来找他，来接他，类似于这种。这这个他话，问病、问害，就听个问题，就没路。但跑过来站过来，指 กระตุกให้กลับเข้ามาหา เข้าทางเข้าที่เข้าทางปั๊บถึงให้มองเห็นว่าโอ้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ั้น มันเป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หลุมที่เขาขุดไว้ดักสัตว์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เป็นหลุมดัก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ที่เผลอแล้วก็หล่นไปสู่ในภาวะตรงนั้น当这个啊飘 当这个啊，当这个定散了以后，不飘了，不放光了，佛陀不见了的时候，整个人非常的低落，啊，整个人啊非常的低落，啊，非常的伤心，啊，很苦那个时候。 จงสำรวมระวังตัวเองให้ดี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ก็ตามใ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ราฝึกขัน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ปขณานี้ยมีภาวะอารมณ์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 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 เราอย่าลื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ตรงนี้กลับมาให้ไว所以啊，现在啊，在泰国有些东禅尊者呢，他们对于这样情况 因为我们是在打坐，所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。但是在那边的话，有些尊者他不讲，看到你的问题，但是他不讲，他叫你在那边啊待个够，等你的定散了，啊，等你开始失落了，或者是有一个人讲了某一句话刺激你以后，你还会生气，还会又去烦恼。

最后他自己走不通了，去要为他自己出来。但是我们只有七天，所以尊者呢就，啊，尊者用的词很急切的告诉大家，因为怕七天大家回家以后走错路，啊，因为这个东西越陷越深，啊，到时候不好办。 ญาติพี่น้องที่อยู่คนใกล้ชิดของเรานี้ของเรา ก็ระมัดระวังว่าเรานำสิ่งที่ดีไปให้แต่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บางขณะเขา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ก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พูด มันกลับกลายว่าพูดกันคนละภาษา那我们很好， 甚至说啊，那个可以拿书给亲戚朋友看，但是对于你个人的用功的经验，你最好不要想太多，甚至于不用想，因为每个人修行的路基本都不一样，啊，基本上都不一样，要看个人的这个贪嗔痴啊习气。 什么程度啊。所以你只是告诉他方法，让他知道，让他去仰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อารมณ์ตัวนี้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อารมณ์ที่ดีมองอะไรดีทั้งหมดทั้งหมด แต่ว่าไม่ได้มองใ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ดีกัดเสนอต่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ดีแต่พอเขารับไม่ร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ดีๆเราคิดว่าดีๆพอเขาไม่รับ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ตรงนี้ 甚至说他常常啊遇到这样的情况，那也说我们的工禅的老学员、老修们也会啊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我们讲的和他听懂的表面上好像懂了，其实是两回事。明明讲了，他也懂了，点头了。 啊，过几天再来说，就变成了另一回事。就是我们在讲的话，他听不懂。คือบอกว่า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ดีแต่ว่า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บางขณะมันก็อาจจะผิดพลาด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ครั้งพุทธกาลเพรา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ของเราตัดสู้ออกมาใหม่ๆ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เคย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ให้ใครไม่เคยเทศให้ใครฟังมาเจอนักบวชท่านหนึ่งท่านก็บอกว่า ถามบอกว่าท่านเรียนมาจากสำนักไหนใครเป็นครูเป็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ของท่านพุทธองค์ตรัสว่าตอบว่าเราไม่มีครูไม่มี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ราเป็นเสนอครูผู้รู้เอง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นับไม่ได้常常就变成了啊两种语言啊，明明说的是一种语言啊，所以啊，一般听法的人都喜欢

发现不是他想要的，不是他想要的，所以变成了这个东西又不好了。嗯。เราเราเอง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บางทีอาจจะไม่ถึงกับ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 แต่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ิตนาดี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ด้วยคนใกล้ชิด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 แล้วก็ไปนำเสนอเขาบางทีเขาเห็นหลายหลายคู่ระหว่างสามีภรรยา พออะไรยัง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ำเห็นอาการนั้นหรือนี่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เล่าให้สามีสามีเป็นคนชี้เล่านอกจากไอ้คุยไปว่า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ขาเกิดทะเลาะกันแจ้งภารกิจกันอ่ะ。嗯，所以啊，我们啊就觉得说啊，回到家里以后呢，啊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只是介绍这个动作啊，只是让他知道每一个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在泰国。 有这样的情况，回家去啊，一位女众师兄回家去告诉她的先生，这个先生呢是爱啊喝酒打牌，这样的一个先生，嗯，先生不听她的话，不愿意做手部动作，他们两个就竟然吵了起来，嗯，太太呢就逼着先生好好的做手部动作进行。 修啊，就是要不执着，就是要不执着。คนคนใกล้ชิดเราทำ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กับใครเลยเราจะไปทำ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กับใครอื่นคนอื่นที่ไกลตัวเราออกไป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有哪种可能？ 你在跟人家提这个事情，如果没有这种可能，你可以根本就不用说，你只是以身作则，你改变自己，你的行处作卧举止言谈，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有了很大的转变，这个时候，他自然而然就是说，他自己就会跑来问你，你干什么来了？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以前那么会骂人，现在为什么不骂了？啊，他自己过来找你，这时候你再告诉他。再见，林。回到家以后，就拼命拉着自己的老公，拉着自己的太太过来，你给我学咏春拳。 什么行业？我们做行业，做行业都一样方便。嗯，所以啊，当你身边的人看到你不执着，他才愿意学习。啊，如果你把他抓过来了，啊，让他执着的，你执着的让他做这些事情，他会发现这个东东禅教出来的人呢，很会执着。 พอ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ไป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มาพอเขาถัดใจหน่อยจะได้ตามใจขับปจิญญาออกมา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ไม่น่าเชื่อ。所以尊者说，啊，虽然看到我们在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啊，我们这些人在平常生活当中从来不会去叫任何一个人来，你来学多闻禅吧。 我们不会这样啊，只是让他看到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很懂事，你很有智慧，你很圆融啊，你很大度，心胸宽广，这时候他会自己来找你的。那他怎么样？嗯啊，人想了。